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的特辑节目了啊！上一个特辑啊，咱们说了这个希特勒为啥不能适可而止，非得打苏联不可。那么这一集呢，咱就来聊一个军事问题啊，那就是呢，在进攻苏联以后，如果希特勒没有让中央集团军群暂停，转头去打基辅，而是呢直接一鼓作气进攻莫斯科。 是不是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呢？啊，这个问题可以讲啊，是千古之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当时的德国将军到现在的中国军迷，一直被争论不休。当时的情况啊是这样：巴巴罗萨行动一开始，德军三路进攻苏联，其中中路的中央集团军群是突飞猛进，接连占领了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门户大开。 这个时候，希特勒却突然喊停，啊，让中央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装甲部队掉头南下，配合南方集团军群攻占基辅。结果呢，六十六万苏军被俘，成了德军在苏联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合围战。但是这次胜利的代价就是推迟了进攻莫斯科的时间，导致后来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严寒中兵败。所以很多将领呢。 都把这事儿当做是苏德战场失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你比如古德里安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此是耿耿于怀。当然了，这个时间到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啊，随着更多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也有很多人呢开始给希特勒翻案。之前呢，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好多同学也都在评论里问我怎么看。 其实啊，我知道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大坑，因为历史本来没法假设，它都已经发生过了嘛。伢，你非得说如果不这样会哪样，那没法说。就算咱们把这个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找来读个遍。 其实也没法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啊，难免呢最后就陷入到一种无意义的争论，俗称呢就是站队啊，这其实没啥意思啊。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啊拆分一下，分成三个小点，好更好的回答问题。这三个小问题说完啊，我想咱大家心里呢应该有自己的答案了。所以这个。 呃，闲话少叙，那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那这就是德军如果不转头打基辅，是不是就能攻克莫斯科？那么我先说结论啊，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呢，如果从开战一开始就按照古德里安的意见去打，胜算还会更大。那古德里安的意见是什么呢？古德里安说啊，咱们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甲集群要一路直插莫斯科。 路上的这些城市啊，甭管是明斯克、斯摩林斯克都不重要，也不要去包围消灭苏联军队，因为呢，这让两支装甲部队组成这个大铁钳子反复开合，要耽误大量时间。古德里安说：“咱们的装甲部队啊，这些都不要管，就一路往前冲，只要咱们行动够快，苏军自然会被打懵，最后甚至崩溃，啊，吧？让后边跟进的步兵就能把他们给收拾了。” 这种思路在今天看也算是非常大胆的，在当时德国的那些个老派的这个贵族将军们看啊，那些冯们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要是苏军从背后给你来一下子，你这俩这个装甲集群那不就完蛋了吗？是吧？所以呢，一堆将军元帅争来争去，最后还得由这个。 下士希特勒拿主意。希特勒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他虽然也非常大胆儿，敢于听这个曼施坦因、古德里安这些人的新主意啊，但是他内心其实非常胆小啊，有点像那个第一次进赌场的那种赌徒啊，兜里没多少钱，小赌几把都赢了，现在要来把大的下个大注，这家伙心里太紧张了，是吧？舍不得磨磨蹭蹭半天也不肯把这个筹码放桌上。 所以这个时候，希特勒呀虽然把古德里安这帮人捧得非常高，但是内心深处不敢全听他们的意见，啊这个风险太大。而且呢，这个还有一点啊，他脑海里能够想象到的最美妙的场景就是包围歼灭大量的这个苏军，再先进的理论就已经超过了这位下士的想象力了。所以呢，最终。 还是这个老派将军们的意见占了上风啊！德军的首要目标呢，还是要先消灭苏军的重兵集团。至于之后是不是杀向莫斯科啊，希特勒呢就把决定权留在自己手里啊，说咱们到时候再议。战争爆发之后，中央集团军群在明斯克和斯摩林斯克两次大战役包围了近百万苏军，光俘虏就抓了将近六十万。苏联最强大的西方面军全军覆没。 这个战果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虽然达不到古德里安理想的目标，但是这个时候离去莫斯科的路已经走了一多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最具争议的事儿就来了啊！希特勒要求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掉头南下，跟南方集团军群的第一装甲集群组成新的铁钳，合围基辅，消灭苏联的西南方面军。 这个决定就遭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几乎所有人的反对，甭管是老派新派，没有一个人同意。当然，反对最终无效。这么一来，古德里安掉头南下，打完基辅，直到十月二号，中央集团军群才开始进攻莫斯科。这么一折腾，德军装甲部队除了战斗损失以外，因为机械故障也损失不少。更严重的问题是天气，德军刚开始进攻莫斯科，马上就遇到了秋雨季节。 地面成了一片大沼泽，这个时候德国陆军虽然是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但是有一个致命伤，什么呢？越野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它的三号、四号坦克配备的都是窄履带，离开道路就举步维艰啊！而且一个装甲师虽然配备了两三千辆汽车，但是其中的半履带运输车只有三百辆，这些问题在。 之前陕西西欧的时候被掩盖了啊，因为那些地方的公路网啊发达，苏联地广人稀，道路稀烂，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铺装路面，一下雨就是一片沼泽，大大限制了装甲部队的行动。一个月之后雨季过去，俄罗斯寒冬又来了，而且这一年是俄国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冷冬，气温最低达到零下四十多度，是吧？所以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啊，在莫斯科城下。 德国陆军吃到了第一次大败仗啊！那么这个回到咱们的问题啊，为什么说不打基辅不耽误这俩月德军就能攻占莫斯科？啊，其实理由很简单啊，虽然有这么多困难，最后德军还是前进到了莫斯科郊区，拿望远镜都能看见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了。如果能够提前一个月。 天气更好，部队损失更少，苏联人的防线也更薄弱，那德军就完全可以突破防线，把莫斯科包围起来。鉴于一九四一年底苏联动员起来的军队数量远远不如一年以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美英的援助也还不多，所以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德军获胜。斯大林同志，要不跟莫斯科共存亡，要么呢就是最后关头撤出莫斯科，到乌拉尔山继续抵抗。当然了。 咱们再强调一下，这个结论是我的推测啊。您要是有更多的史料、更多的见解，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或者咱们微信小社群里面跟我讨论。要是能多带点干货，那就更好。现在呢，咱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德军占领了莫斯科，是不是就能打败苏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不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当年拿破仑也占领过莫斯科，但是俄国依旧没有屈服，啊所以，占领莫斯科不算什么。 俄国的战略纵深实在是太大了，斯大林只要不想投降，总有地方可撤。当时苏联就已经把很多这个军政机构啊转移到大后方啊，转移到古比雪夫啊，只有斯大林和朱可夫他们留在莫斯科啊。这里边很大程度就是个象征意义，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撤，而且撤的时候完全可以像当年一样把莫斯科付之一炬，不留给德国人一间过冬的屋子。 退一万步讲，就算斯大林被抓了，也很难说苏联会投降啊。咱们之前的这个节目里边说过啊，二十世纪各国民族意识都空前高涨，苏联人对德国人的入侵呢是同仇敌忾的啊。再加上这个希特勒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啊，想让苏联投降，那绝对比占领莫斯科这一座城市要难得多。下边呢，咱们就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德军掉头打下了基辅。 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答案呢？当然是有的，但是没有希特勒想象的那么多。当年希特勒做决定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乌克兰的资源。放眼幅员辽阔的苏联，乌克兰也是当之无愧最富饶的地方，这也是让希特勒最垂涎的啊。另外一个次要理由，就是防止苏联空军从克里米亚起飞去轰炸罗马尼亚的这个油田啊，普罗耶什蒂油田。这俩原因乍一听好像很靠谱，但是说实话。 禁不住细想，咱先说这资源。德国在被赶出乌克兰之前，跟这地方霍霍了三年，转运到国内的资源是不少，可是对战争最重要的资源——煤、铁、石油不多。为什么呢？乌克兰最大的煤炭产地在顿涅茨，一直靠近双方主战场，没法踏踏实实开采。最富产石油的高加索地区，压根儿没有被真正攻破。 所以你打下基辅，并不证明这些地儿的资源就归你了，是吧？所以这么一看呢，这个德国人打基辅真正得到的好处，也就是大量消灭苏军这一个了，是吧？这一仗让苏联西南方面军全军覆没，为后来进攻莫斯科清除了侧翼的危险。那么这些好处能不能抵消耽误时间的损失呢？很遗憾，不能。啊，这个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之所以被歼灭，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斯大林的神助攻。九月十三号，他撤换了方面军司令布琼尼，而且没有任命新的司令啊。说这个布琼尼这能力是不怎么样，胡子很大，脑子很小，那看不懂作战地图。但是此时德军包围圈即将合拢，正是最危急的时刻，临阵换将，兵家大忌。再差的指挥官也比没有统一指挥要强，大不了你可以给他派个得力的助手。 结果这么一来，各支部队随即陷入混乱，各自为战的军队啊，无异于乌合之众。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西南方面军严重缺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那机动能力很差。其实这样一支部队啊，对德军的威胁是很有限的。就算换个得力的指挥官，也很难指望他们靠步兵长途奔袭发动进攻。 所以，如果德国人能按古德里安的设想高速前进，直奔莫斯科，胜算是很大的啊。那么，古德里安的计划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啊。咱们说，苏联的西南方面军啊，威胁有限，并不代表没有威胁。就算没法切断古德里安的后路。 但是骚扰骚扰补给线还是可以的。德国人进攻莫斯科也不是没有变数，是吧？但是古德里安的思路就是，咱们打苏联本来就是一场豪赌，既然已经赌了，咱们就得奔着彻底打垮苏联去。在他看来，打垮苏联的唯一希望就是占领莫斯科，逼迫斯大林投降或者求和。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风险。反观希特勒。 他的这个想法一直摇摆不定啊，其实就体现了他想赢怕输的这种矛盾心理。当然了，这是俩人坐的位置不一样啊，屁股决定脑袋啊，永恒的真理。古德里安冒险失败，结局无非就是部队损失惨重，自个儿被撤职。但是希特勒赌的是德国国运，他要输了那就彻底完了啊，甚至包括自己元首的这个位子啊，所以他宁可小胜。 不能大败啊！这是典型的政治家的思路。作为军事水平啊，只是下士的这个希特勒，咱也就别要求更多啊。有人说他就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说了这个这么多啊，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从希特勒到整个德国，对于跟苏联的仗怎么打，其实是非常迷茫的。 开始要三路突击，后来呢掉头南下抢资源。你抢资源就好好抢呗，打下基辅不就应该全力进攻高加索了吗？结果又回到中路去打莫斯科，就像一只要吃大象的蛇，看哪儿都是肉，都不知道怎么下嘴。那其实这就是这个根本问题啊！德国打不赢苏联，在于整体的国力军力。 根本不足以征服这样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大帝国，所以这里面呢一定会出问题，不在这儿出问题就在那儿出问题，不出问题才是奇了怪呢。好啊，这就是咱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啊，希望大家呢喜欢啊，咱们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